锵锵三人行，所以我们大陆人啊，对你们香港还是就说是 <laughs> 起的作用非常复杂。怎么了？不让我们买奶粉吗？嗯，我们就到你这儿买黄金。 <laughs> 反正就是，就为什么？就是说，你看啊， <laughs> 最近呃呃，这个内地大批的到香港，香港那个金店呢，全部都买空了。嗯，说是前几天有一天呢，单日就金价，这是因为国际这个金价下跌。对，呃，下跌。 这这一天能跌百分之九点几，嗯，然后你知道那个金店呢，就就说卖黄金就标价呀，跟标那个海鲜价一样，他因为他他一直在买啊，一直在买啊，一直在买又抬高，对，所以所以他牌子上就不标价，十五分钟跌一次，十五分钟跌一次，那些人们就狂买这个，嗯，黄金呢，像不够货嘛，那都不够货，你看就是说跟那个买房子不是一个道理嘛，就是说不怕跌，一跌赶快去抢嘛，现在大家都明白，现在又回升了。 现在这两天又回升了，就是抢多了。对，说房子还是这个黄金啊，黄金啊。不过呢，呃，其实长期看啊，就这个是短期大家把它又买升了嘛。那长期看，它国际银价还会跌吧？ 爹，我看了一下，当然不懂。我像高盛他们的分析都是把它看淡的。呃，对他们说呀，要有时候要不说高盛有没有阴谋，我看还有的人说，那些大 <laughs> 行他故意唱衰。嗯，这个他大手。呃，但他他大手买进，还有一个说是这个就是塞浦路斯嗯出售黄金储备。 导致为什么出售黄金储备就是欧洲的债务危机？嗯，那为什么在债务债务危机呢？你看这事儿都是连着的，因为德国那个总理啊，他是要上任呢，还是要不上任呢？都闹不清。要要竞选连任。呃，要竞选连任，对他采取强硬手腕，就是说你们不能靠我们德国人管你们，对吧？ <laughs> 老是你们吃喝玩乐，我们德国人给你不行，就说你塞浦路斯债务危机啊，你出售你黄金储备，于是呢就出售了四十亿港元。 然后呢，有一个叫什么罗杰斯的一个什么的又说，跟什么印度货大王嘛，跟印度实行了某个什么税啊有关系等等，很很很很多原因吧，还跟中国第一季度的那个 GDP，对对对，这也很从也本来预计是七点九，现在是七点七，就这么差零点二，影响世界经济的这个首季，中国首季首季的 GDP 的数字，就说他们说是落空嘛，保八落空啊。 就这真是这个世界真是本来以为 GDP 是为了维稳啊，现在发现这个全世界，因为世界上很多大的企业，他们都在跟中国做生意，所以中国的数据准不准，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跟他们做生意的打算都不一样。所以呢，还有另外哈，黄金哈，我还知道我我原来读书的华东师大有一个有名的经济学的教授叫陈彪如，嗯，他有好，像是做标行的。 <laughs> 呃呃呃，他有好几个学生，现在都是经济界的权威，包括连平啊，什么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分析师。有一次校庆，他们坐在一起，很严肃地讨论，就是人民币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兑换，怎么变成国际货币等等问题。其中他们讨论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外汇储备里黄金成分太少。 嗯，这个问题是巨大的问题。我跟你讲一个简单的数字，没错，台湾的黄金就多，都是从我们这儿拿的。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高到什么程度？高到等于德国的一年的 GDP 的程度。嗯，但是只有一点几，二点几。不高啊。 那还不够，那什么高啊？外汇储备才等于一个德国一年的 GDP。这开玩笑，德国是全世界第四大，第四大。开玩笑，中国几年前还排在德国后面呢。我说我们泱泱大国的，才等于才一年的 GDP。总之，我们的外汇储备是最高的了。行行，强国人，但是但是，请记住哈，美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他们的外汇储备里百分之三十是黄金。 我们这百分之一点几还是二点几，所以很多这个国师啊，这经济学我们不懂，我完全外行，就我听到他们有这么个建议，就是说我们这么少，因为你想黄金少，我们就没买美国的国债多，嗯嗯嗯，对不对？我们的这么多的钱现在放哪里去？你说你否则你买什么嘛？都是买的美国的国债嘛。所以很多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是一个很他们在建议，就是说我们不懂了，是不是应该趁机？ 多买一点。不是最近那个冰岛那个女总理带着她那个女女女夫人，对，不是来了吗？第一夫人不就是商量就是求购吗？是不是让我们把冰岛买了呢？ <laughs> 没那么严重吧？ <laughs> 没那么严重。冰岛，哎，你这同性恋治国靠谱不靠谱啊？这个破产了冰岛，嗯，吗？不关他的事儿啊。这不关同性恋没关系。太 <laughs> 不关他的事儿吧？冰岛破产是在他。 早在是前几任政府的时候的事嘛。哦，他现在要出来收收拾残局，对，要靠同性恋来挽回危机，这不需要靠同性恋，这太歧视了。这就是靠一个人，只是他恰好是同性恋。嗯。然后，只不过现在他们做的还不错，我觉得冰岛跟爱尔兰都做的不错，就是这几个当年的金融风暴底下最受打击的两个欧洲国家的事。嗯。因为那个时候，这两个国家基本上是完全是在做空。 就完全是建立在泡沫上面，就炒金融，然后但是呢，后来一下爆的时候爆的比谁都惨，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 起的不错，这几年恢复的很好，是吧？其实冰岛很厉害，人帮助很大呀，买帮助还是买冰岛还是买黄金的问题？你不是真的不用讨论了。很多天才，很多天才都是同性恋的。你像达芬奇这种一代的巨巨人，达芬奇是吗？嗯，当然。说米开朗基罗也都是都是。哎呀，你这玩意儿，要不说他们有人爱同性恋？我们这一辈子活得这么很。你现在你不是同性恋的，你就不叫天才。 不，你就不叫个人才。 <laughs> 不过我我不是很喜欢这种讲法。嗯。我觉得过往呢，一 <laughs> 我们一帮人 <laughs> 一般一谈说要帮同性恋呃说话或怎么样，就说你看，从现在出过很多人才，什么很多艺术家。我觉得这种讲法呢，有个危险。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电影、大众文化里面呈现出来的同性恋者是什么样？比如说男同性恋者，就很像张国荣这种，很漂亮、斯文、干净，然后有才华。 那么，但是这种听同性恋形象，它是非常中产的，它完全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同性恋人群是广泛的散布在各个社会阶层，就是不能对同性恋的弱势群体不公平。对你比如说，你看，其实说不定很多农民工，他们在城市里面，他们里面说不定就有不少，但他们平常他们不能坦然的呃表示出自己的性情，没错，反倒你知道们就被压抑，你知道反倒过去啊。 不是同性恋的那个民工啊，这个手拉手、勾肩搭背，甚至睡在一个床上， <laughs> 他们倒是很很经常。当时外国人都看了很很很吃惊。我怀疑，就是很多比较底层的，如果有同性恋倾向的人群哈，通常不是严格意义上西方现在讲的同性恋，很多就是双性恋，就说他男的也，但是他他们。 所谓完全拒绝异性的，其实数量非常少。我觉得那是一个压力吧。就我今天，我觉得常常在想，就是那些人他们的处境啊，比如说处在一个高度被压抑的状况下，他们的社会责任那个网络比别人都密集，他需要所谓密集，就比如说家庭给你的压力，你要传宗接代或你要生孩子怎么样。那么所以这种情况其实相当多。 中国现在偶尔也看到一些采访，看了几个例子，一些老人家，他可能到了五六十岁才忽然之间出柜，说其实我是同性恋，我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看到，所以你可想而知，过去几十年的光阴，他处在那样的状态，他受到了侮辱，或者说他要承担那种沉默，因为沉默有时候你被迫沉默是也是一种羞辱。 对那种压力我们很难想象。文道讲的很重要，但是咱们今天要谈同性恋吗？你是你谈的不是你 <laughs> 很喜欢谈人家的夫人吗？不是，我们说冰岛，哎，最近就说冰岛这个女女夫人还是男夫女就是这个同性恋一么来，你看这个。 反应啊很有意思的，倒不是这个问题。我其实对同性恋呢，就上次咱们也讲过，我兴趣并不大。嗯，我认为呢，就说当然了， <laughs> 你对还是对异性恋比较感兴趣？不是，那这个要是另另一个问题。 <laughs> 甚至我觉得，就是说我也不是不能这玩意儿，一咬牙一跺脚是吧？ <laughs> 也可以开发。哎，我这是我说的兴趣，我说的兴趣，我说的兴趣不大，恰恰是因为我是真的平常心，对吗？ 我认为等量齐观嘛，异性恋、同性恋也不，就是咱们这平不不，我是真的平常心，所以我甚至连好奇都没有太大的好奇。但是我觉得呢，从这个现象里啊，可以分析异性恋的这个社会啊，它是特别是中国，它很有意思。你比如讲这个冰岛这个总理啊，他不是来了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不提及。 他的这个夫人，他的夫人介绍的时候，就是说这部长那部长，就是啊李克强就就不提这个事儿。但是你以为中央电视台不开放吗？不是，在中央电视台的另一个节目里，新闻直播间，你看这就他他的新闻联播具有一个什么意义，对吧？然后他在中央电视台的另一个节目新闻直播间里呢，专门还做了一个专题。 大谈特谈，他是带着夫人来的，甚至于这个节目的标题就叫什么好像是那些出柜的什么政治家们，还是那些出柜的名人们。嗯，你明白吗？你从这个里边看出来啊。其实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国很有意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开放的，相对别的东西来讲。对，你比以前开放多了。香港最近争论最大的一个案件，你知道吧？整天新闻上头条。变性人婚姻。就是一个变性人婚姻。嗯。 这个在大陆反而不成问题，在香港是个巨大的考验。一个人他做了手术了，变成了呃，从男变成女了。他的身份证、护照都是女的。他已经可以去女厕所、女厕所了，他的证件都是女的了。可他现在要求要跟一个男的结婚，嗯，不同意，因为法官判下来说，到目前为止的判下来说，结婚的一个责任是要生育小孩。那那是控方律师呃，辩方律师辩方律师。因为。 主要的问症结是在一个法律的程序，就是说他的出生子啊，将来叫出世子，是他的性别确定那是女的，虽然他后来是男的，是男的，虽然他后来身份证也都说他是女，但是要跟那个出生子来看，他这有问题。然后呢，现在法官的讲法是说，这个问题你们不能交给法院来解决，这是需要立法来解决，这是法庭无法处理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就可以看到有些国家。 就很开放，我不只是说在亚洲最厉害的当然就是泰国，嗯，因为泰国的护照是有三个性别的，你知不？哎，对对对对对，泰国的护照是有男性、有女性、有这个双性中性，专门护照，专门有，因为泰国有太多人是，他不一定做变性手术，他可能就是男人但喜欢异性为女，嗯、或者女性异性为男，这种例子太多，那结果呢？他从实际需要考虑，很多泰国国民啊，比如说他出国旅游， <laughs> 你的护照拿来。 这不是男的吗？特 <laughs> 别，你是不是假装什么身份是吧？你懂吗？这太多太太多了这种事儿，所以所以泰国的就干脆护照上给你加印个第三选项，所以全世界只有他。最近我刚刚作为第三性访问了泰国， <laughs> 这个费文道这个 <laughs> 转的。 非常好，就到家了。我们就本来是讲这个黄金嘛，嗯，哎，然后你看他在这个扣子上讲到了泰国，因为泰国呢我又有联系，因为今天也很莫名其妙，他们一说黄金的事儿啊，我满脑子想起的呀，就是泰国的黄金。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我觉得这个泰泰国，咱们咱们可以看看泰国的这个这个金啊，你瞧，这是他的那个大皇宫，再再往下看啊，你看。 这黄金啊，就是金，这你觉得真是往脸上贴金啊？你往就是黄金铺地，好家伙，你看这是金啊！有些是他 <laughs> 是你兰同伴吗？ <laughs> 不知道是不是同胞啊？ <laughs> 来，在下边比较像是同胞。你看这个金，好家伙，就说你看这太王的太王的金啊！你再看下边全是金，所以咱们说说这个金呢。 它是这个传统上是皇家富贵，你看这这这是民间的这个佛啊，也金箔嘛，叫金身啊，嗯，这再再看，哎，这是泰国，我觉得是传国之宝了，它的所谓玉佛，对，我原来以为是白玉，其实是整块翡翡翠翡翠啊，给佛佛穿上金衣裳，泰国卧佛，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泰国啊，我真是有一个印象，除了这个第三性之外哈，泰王。 泰王的这个这个这个权威，我还是可以给你看看这几张照片啊。他们早都说了，街上到处你看泰王，嗯，哎，呃，再看下边这个机场，你看机场，机场这个这个大营门呐，从泰王的小时候到他的结婚，你再看下一张，嗯，哎，就泰王的一生这样的大图片，在他的机场，曼谷的这个机场，这是英拉，哎，我挺喜欢英拉。 长得不错是吧？这个英拉， <laughs> 英拉也单腿这个下跪是吧？你要见他就衣服穿的比徐峥要正式一点哈是吧？我有时候觉得泰国那么热的地方，我都替我们英拉觉得热。他有时候穿他们就是在泰王啊，你看他穿那件其实很热，很热，然后就每次泰王出来，要是去一个很正式的场合，都穿了一件很大的礼服。然后而且他们见泰王的话呢，一定是要穿长袖衣服，不穿短袖。 而且见太王不是单膝跪，像英拉那个跪法呢，是看他对他的相来跪。嗯，平常见太王呢的规矩是这样子，要在他前面太式的跪法，就首先是两个膝盖一起并着，往一边地上倒下去，是浑身就五体投地那种感觉。斜着吗？斜着的，他斜对斜身如此跪下去啊，然后就这个跪，右边不得来一下吗？ 哦，不是，是朝一边，就朝一边，然后用这个跪法是一种最尊贵的跪法。就比如说你见太王，或者说是见呃资格特别高的法师，因为泰国全要英拉这么贵，我觉得很妖娆啊，是吧？这，这寓意，这寓有点像我们曼谷国王与我看太多，对 <laughs> 吧？他们呢，因为在泰国，你除了泰王之外，就是几个大的法师地位最崇高。 那一般人都是对见他们下跪，那太王呢是只对这些大法师下跪，嗯，但那个对师傅的跪法就跟这种跪法不一样，因为他是佛国呀， <coughs> 佛国，所以呢，按照这个佛教这个系统啊，太王应该是今天在世，不是唯一，我觉得也是唯一的就是转轮王，对。 转轮王，因为在在这个佛教跟国王之间呢，这个这个传统的结合啊，因为他信佛的，所以这种国王他就是转轮王，活着的转轮王。而且你还真是这个太王啊，我认为他的权力啊很值得研究。嗯，他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嗯，他不像英国的这个英伊丽莎白这种女王，她到现在为止她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掌握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而且你说这人哈。 他其实是个欧洲人，我认为，他出生在美国，然后他这个基本上十八岁之前吧，都在瑞士，包括他老婆，对，这都是从小送出去，跟咱们官二代没， <laughs> 就是就是说在欧洲一直上学的，根本就是一个欧洲长大的一个人，只是他的哥哥那个就是听说还挺邪的，是被刺还是怎么样？没错，被刺杀就死了，他是匆匆回国继位，嗯，年轻人回国继位，这太王。 而且你说他，你说他没权利吗？他的权利说是象征性的吗？可是呢，泰国的武装部队，咱就说军权呢，泰国武装部队是不是老搞政变吗？对，效忠泰王啊，他搞政变，他效忠，他听泰王的。嗯，他这个效忠是实际，那个效忠，呃，英国也效忠女王的，叫皇家。哎，皇家嘛，皇家海军，丹麦啊，什么那那几个北欧国家啊，也效忠国王的。凡有国王。 军队都说效忠国王，可是真效没效，但是是名义的，对。但是泰国不一样，泰国好几次就是以前那泰王是一个政治上很有争议的一个一个人物，很值得现代的政治学家研究。嗯，因为理论上他跟英国、丹麦一样是君主立宪制，对。但没有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君主像他这样，就是说，比如说过去他们国家发生政变的时候，最后要他决定。最后呢，是军头都出来，然后在他面前，然后。 他还很厉害，他手段很厉害，叫电视机来拍，对，叫那些政变的军头在他面前跪，然后给他跪倒，然后他就一直就跪着，足一小时听他训话，然后回去就把这事儿摆平，是那个样子。对，争议两派啊， <laughs> 就包括这个他信呢，还是以前还有个总理叫什么他农的，对，这都是一闹起来，哈家伙，你你别括你包括他向这个这个学生示威啊，向学生开枪，太王打开皇宫的大门，放学生进来。 保护学生，然后完了之后，就像他说的，电视直播那些个什么总司令啊，军方总司令和两两两个要到内战的边缘，嗯，然后两边一进皇宫，扑通就跪下了，跪下当着电视就训斥你，然后呢，就他信你流亡，或者说那他侬你呀，他侬啊他侬啊，你你你你流亡了，这只有这样才能摆平。唯一可以类比的就是二战前的日本的天皇，对。 比较接近那个状态，比较名义上君主君主立宪，实际上君主权力非常大。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据我所知啊，他们的人民啊是真心的，就是对太王那个敬爱啊，大街小巷你看看的都是画像。而且这个人是个人中龙凤啊，他是个作曲家。 完全是运动家，那个那种风帆运动得过运运动会得过大奖的专业的啊，运动家、作曲家、什么诗人、文学家、赛车手、设计家，甚至是农业水稻这方面的专家。哎，你说这国王？ <laughs> 但是我觉得他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就像你讲的，他当年是完全少不更事儿啊，他其实是有点像个 playboy 那种感觉，他不不花，但是什么都爱玩，对什么都玩得精，对，忽完回来接掌大卫。 那个时候啊，泰国王室的地位不像现在高。就他刚接王位的时候，那个时候泰国是军头操控一切，那泰王不是那么被重视。嗯。结果当时呢，我觉得泰王很厉害，这个泰王他真有手段。他当时就把握了住了几个军头之间的矛盾，然后寻找机会。最后最决定性的，是美国介入。我觉得，就冷战刚刚开始。 那时候美国最怕的是什么？哎，美国最怕是整个东亚是骨牌效应嘛，就从越南开始全部倒下去，成了共产赤化嘛。那要力挺泰国，那力挺泰国怎么办呢？他们要找一个意识形态是能够对抗共产主义的，那就是佛教加国王崇拜，然后就捧这个泰王。然后那个时候这个泰王两夫妇呢，就巡回全国，就一方面一个年轻的现代化的很帅的，很帅的。 然后夫妇俩都这样子，但是呢，他同时又是又到处关心农民百姓，嗯，到处让人看到他是非常劳苦的，跑遍所有地方，让大家都觉得我们国王真是爱民如子啊。然后后来呢，他最盛大的仪式就是他出家嘛，泰国人不都出家嘛？你看他刚才那机场照片有一张就是。让他出家之后呢，他也学习的非常好，然后又传说他学习的这个修行的进度非常快，非常高，然后大法师都认证他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后来从那时候开始，他的身份就变了，就像你刚才讲，人家就认为他是当代转轮法王。嗯，那么整个地位一下拔高，然后就就就非常就捧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他的权威是就在他任内，他把这个王室的地位拉到这个高的程度。在历史上历来就是一个好的君王，这个国家或这个王朝是非常发达，但是现代社会并不。 一个国家的情况跟军模并不成正比，小的东南亚看是，但整个世界看。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我有权利，但我不用。